很久以前，我也觉得林景很无所不能，只要听见这个名字就有安全感，好像世界上没有他守不住的战线，没有他打不败的敌人。可是，这种盲目的信心，早就随着十六年的痛失，灰飞烟灭了。 那边不是关门打狗吗？怎么又解除封闭了？十大民间现在肯定知道芯片人不在这里，自己被拖在第八星系了。看来陆校长在那边故意暴露身份，是想分担第八星系的压力，同时靠虫洞区拖住敌军吗？这个多此一举的混账！你刚才说什么？看来您依然有不同看法。不，你的思路就是人工智能的思路，所以你明白的是，龙渊也明白。 白营十位，迅速后撤。统帅，敌军正在收缩阵型。统帅，龙渊他们这是要当王八吗？胡兰，这阵型叫蜂巢更合适，太不体面了。在真空环境下，他们只能靠精神网层层聚集。要不是统帅下令后撤，你的白鹰九就卷进去了。操！ 这些王八型的蜂巢，打掉一层还有一层，这是要滚进第八星系吗？他们是拿机甲当敢死队的尸体往前逼近，后撤，全体后撤。统帅，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龙渊知道陆比星的人手必然不多，而且第一星系还是他们的大本营，不着急去抓他。相反，只要拿下第八星系，控制住虫洞区，他们的形势就会从主力被困第八星系。 变成芯片人被隔离进第一信息，等着被瓮中捉鳖。你说，他们开始反击了，想地方卖我军注意闪避，配合走位？哼，这么轻易就躲开了，看来这帮人工智障打的也不怎么就是，导弹连追踪功能都不开，还想打我们？不好，他们他们不是在打人。统帅，电子真空屏障碎了。 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二十二期。怎么样，B 行，我们配合的还挺像吧？相当不错，纳古斯叔叔，以假乱真。 那帮人工智能上当了吗？嗯，你们假装逃离玫瑰之心后，人工智能军团就大举进攻第八星系了。那他们顶得住吗？我已经帮他们拖延了。现在首要任务是找到沃尔夫的主机。对，杨败后这几天，我们已经把玫瑰之心摸了个底。这附近没有跃迁点，不容易被人工智能发现，相对安全。啊，毕行啊，接到你们的消息以后，我们第五星系应该是最先到的。 白银三，还有之前的先导部队，我没看见。第一星系通讯不方便，我在附近搜索过，没有他们的踪迹。做好最坏的准备。嗯，接下来我们去哪儿找人工智能的主机呀？我记得那个反污秽的老白脸说过，启动器好像是埋在天使城的。我觉得不会，你都能想到，别人想不到吗？主机要真在天使城要塞。 林静书的自由军团被撵得到处跑的时候，早就把天使城下毒了。我想最开始主机可能确实在天使城要塞。最开始对，当年海盗入侵伊甸园崩溃，军委和管委会明争暗斗。比起暗流汹涌的沃托，天使城要塞才是沃尔夫第一个能完全掌控、一手遮天的地方。要塞外围环绕着很多小型人造基地，是个挺复杂的系统。对。 当时伊甸园试验基地就是这么个人造空间站，所以人工智能沃尔夫的主机最有可能隐藏在其中一个人造空间站里。嗯，启动器被霍普打开之后，他抽空整个天使城要塞的能源后离开了。那他要是到处乱飞，咱们可上哪儿找去啊？别急，万事都有迹可循。人工智能沃尔夫通过跃迁和通讯网络掌控第一星系，前者在航道图上有标识。至于后者，第一星系的通讯网络是海盗光荣团投降后重建的。 我那时在沃托通讯部队，全程参与了规划建设。太好了，星际基站布局我不熟悉，两张网对我们来说太复杂了。时间有限，我们需要降低这件事情的维度。联盟中央的各位弟兄们，能不能先破坏掉第一星系的通讯网络？没问题，第一星系边境守卫军可以协作。好。 我们把这位女士送到避难点，就能扭转战局了，对吗？不知道，但她是临时芯片研究所里唯一的幸存者，也是第三星系唯一一个生物电子专家了。嗯，听说反抗军一共九十六个据点，现在只剩十个了。嗯，你做什么？调高了医疗舱的温度，让她暖和一点。我觉得她在做噩梦。她能复原多少资料呢？ 据说仓促建起来的几个研究基地都已经被芯片人炸毁了，那说明芯片人害怕，他们没有组织，没有秩序，能依仗的就只有身上那个芯片。没有芯片，他们可能连机甲都开不好。这些人什么都不是，只要我们有技术能对付他们的芯片，最后一定能赢。可是要等多久才能等到最后呢？也许最后就是我们都死了， <laughs> 不光是我们。 其他星系也越来越艰难了。前天，一部分反抗军从第四星系跑过来寻求庇护，第四星系好像已经全面沦陷了。常常和我联系的那位第二星系的战友，也半个月没有消息了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。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在他失联之前，我从他那儿听到了一个消息：什么？第一星系的对外跃迁点全部被炸毁了，就算有援军，也是六年以后的事了。 我们等不到了，别担心，有这位女士在，我们就还有希望。别想这些了，基地马上就……小心，护送机甲掉头，紧急跃迁，快走！基地被攻击了。那我们的问题就会简化很多。 当人工智能只剩下跃迁网的时候，它的主机就会被迫依附在其中一个跃迁点上。可是第一星系有四百多个跃迁点啊，而且跃迁点分区域管理，每一个区域都有军事要塞把控。静恒告诉我，以前联盟由白银要塞统一调配兵力，接到军委命令后，白银要塞会通过跃迁网远程通讯，给相应区域的军事要塞发调令。对，这是标准流程。远程通讯虽然快，星际距离也还是太长。 所以反应时间有误差。现在，沃尔夫知道我在第一星系，他会调集所有力量，在整个星系范围内搜捕我。那么就由我来测试各大军区的反应速度，我们来反向推算主机所在军区。呃，怎么测试啊？第一星系目前有十六个军事要塞区，我们兵分十六路，走非航道路线。可可，我们没有非航道的路线图啊。 <laughs> 我有，我们抓了几个自由军团的战俘。 他们的机甲上有逃亡时走的飞航道路线记录。聪明啊，比熊！过奖。来，大家对一下表，统一用沃托标准时。嗯，七个沃托日后的零点，我会通过紧急跃迁降落在这个跃迁点。主机发现我以后，会同时向各大军区发调令，这里就会产生最长八分钟的时间差。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差。 计算出主机所在的军区，可你会暴露在第一星系所有人工智能的眼皮底下，太危险了。计算时间差的话，派两三支队伍，选两三个相距比较远的军区测试，应该足够用。如果主机不止一台呢？啊，呃，这，而且我们在锁定主机所在军区后，负责这个军区的战友，要效仿当年林格尔元帅对付赫尔斯的办法，第一时间把最外围的跃迁点清理掉，把主机隔离在孤岛上，然后。 就轮到我们测试它的反导功能了。从这里到最远的军事要塞要走六七天，那时第八星系的超级重甲们差不多也要从虫洞区里追出来了，所以我们动作要快。诸位还有异议吗？没有的话就各自点兵分组，搭建通讯加密，行动。是。呃，你呢？什么？林格尔元帅以身为饵。 把赫尔斯亲王的继承人引到沃托，途中指挥舰被击落，以身殉道。那你呢？ <laughs> 我不会。纳古斯叔叔，有人替我牵制了十大名剑和人工智能军团主力。如果这样，我还能被沃尔夫打死？那我这个传说中的芯片改造超人，女娲计划的唯一成功体，不是太对不起那些技术先驱们了？呃，呃，好像也对啊。 那是那是，我知道，大家为了顾及我，没人提及芯片的事，甚至都没人说“芯片人”这个词。非常感谢大家细心的维护。我已经在第八星系发表了声明，过后会给大家一个周全的解释。放心，我这个人从一出生开始就险象环生，活到这么大实在不容易，惜命极了。我要殉，也只会殉情，不会殉道的。呃，呃。 各位，按预定计划分头行动吧。我们七天以后见。哎，你小子自己多加小心啊！放心吧，纳古斯叔叔的部队离我很近，等我们的好消息。 剑不肯乖乖被引回第一星系怎么办？庆恒和第八星系主君能撑得住吗？不行不行，不能这么胡思乱想。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，无路可退，只能咬着牙走下去。我得找点什么事做，让自己镇定下来。 书吧，林格尔元帅的笔记还没有读完。休伯特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他孤苦伶仃，所以对我过分依赖，产生了一些错觉。我没能及时察觉纠正，心里有些愧疚，所以近来言谈举止都十分小心，以免再对他造成不好的影响。好在他温良宽厚，我想。 也许再过上几年就想开了。赫尔斯亲王无孔不入，像个可怕的幽灵，笼罩在每一颗星星上。为什么要制造这种怪物？哈登那小子又口无遮拦，他说：“我们要是有足够的时间和技术，应该制作一个更自由、更强大的人工智能。” 病态的造物，只有用更病态的东西才能打败。而伍尔夫却说，无权限框架的人工智能，假如能被造出来，不管制作初衷多么美好，多么像人类之友，最后一定会变成我们的敌人，哪怕程序里写满了热爱人类。嗯，不对呀，这是林格尔元帅的笔误吗？他是不是把哈登和伍尔夫的名字写反了？ 林元帅行文严谨仔细，没理由写错啊。可是，如果伍尔夫二十几岁就知道自由的人工智能会走上歧路，怎么三百年后反而越活越糊涂了？陆总，纳古斯统帅想和您单独聊几句。哦，哦，好。你在看林格尔元帅的笔记吗？是那天伍尔夫教给你的？嗯。老林帅对伍尔夫一生的影响很大。哎呀，绯闻吧。 我听说过，据说当年林卫将军出生的时候，还有好事之徒质疑他的基因是否真的来自于林帅康俪，就是暗示，嗯嗯，你懂的。不会的。什么？我觉得沃尔夫不会这么做。这个人阴险狡诈，有时候甚至手段卑鄙，但我总觉得他不是一个下流的人，应该不屑于搞这种小动作。再说。 如果林卫将军身上真的掺有他的基因，敬恒他们兄妹也应该算是沃尔夫的后代了。为什么他不肯亲自领养他们呢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伤心吧。林格尔元帅是他青春时代的美好回忆。沃尔夫用他们夫妻的基因培育出了林卫将军，卫这个名字是老林帅生前就和伴侣想好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他的笔记本里写了，不管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。 都可以叫这个。沃尔夫用了这个名字，我觉得他是接受林帅不属于他的，可能即使接受了，也依然会伤心吧。不，我觉得真正伤他心的，应该是联盟中央被伊甸园管委会带得越走越偏，哈登博士叛逃，以及抚养几十年朝夕相处的养子出事吧。景恒的眼睛太像劳拉·格登博士了。 心怀芥蒂也是正常的。唉，我记得，其实当年伍尔夫已经准备退休了。那时候将军，你父亲风头无两。他和林卫，一个是伍尔夫亲自带过的学生，一个是亲手养大的养子。有马屁精把他们俩称为沃托双臂。他们两个性格相差挺大的，私下里关系好吗？ 两个人私交不错，林卫将军性格有点冷淡，不爱应酬，也不爱出风头。我们将军呢，正好相反，他俩倒是互补。这么说来，我和靖恒也算是互补吗？沃尔夫最后还是选择了陆逊将军，渐渐把很多事物交到他手上。那时候。 他已经挑起了大梁，就差一个官方的正式交接了。可是，伊甸园管委会横插一杠，林卫将军郁郁而终，陆信将军蒙冤出逃，军委被打压排挤，吴尔夫老元帅是被迫重新上台呀，可已经是于事无补啊！伊甸园无处不在。 身为联盟元老，他连一个被管委会拿捏住的小女孩都要不出来呀！我有种奇怪的感觉，纳古斯叔叔。什么？嗯，一时说不清。当时在玫瑰之心，如果不是人工智能沃尔夫及时出现，联盟军和中央军可能已经被林青书一锅端了。而解决芯片人之后。 他本可以假装友好，一方面争取时间建造更多的主机，一方面等人类平息乱局、修复跃迁点、放松警惕的时候再伺机反扑。可偏偏这个时候，他像出了 bug 一样偏执起来，再次挑起战争，太奇怪了。我们现在处境危险，像走在刀尖上。可是细想起来，这个世纪的战争对于人工智能来说，反而是最不利的，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 难不成他还打算当个救世主吗？那他应该打完自由军团就自爆啊！闹成这样，算怎么回事啊？自爆不可能。怎么算打败自由军团呢？灭掉首领吗？那他在林静书第一次假死骗我们的时候就没了。再说鸦片这种电子芯片，一旦流毒，恐怕没有几十上百年都无法彻底从人类社会里拔除。就算他消灭自由军团就自爆。 那几十上百年间，这个超级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？无权限框架的人工智能是可以自主修正程序的。您觉得那么久远之后，小小的自爆程序还能限制它吗？几十年、上百年都无法拔除的电子毒品。唉，我的第三星系还能等到我回去吗？ 三星系反抗军进攻，准备迎体。送走了吗？送走了。我们已经前往据点了。我们的弹药敌人数量太多了，我们守不住的。撤吧，再拖下去人就死光了。不行，队长，这个据点不能丢。小心炸弹，掩体。 七天过得还是很快的，据说上帝创世也用了七天，直到现在沃托标准时仍然以七日为一周，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时间行动是个好兆头吧？只是巧合而已。 <laughs> 伊甸园也是个吉利的名字呢。来，把驾驶权限给我吧。是，总长，我的驾驶水平其实还过得去。 白银十位的精英当然比我强，但是最早赶到的人工智能军团，为了把我们困在原地，一定会使用精神网攻击。我有作弊器，能扛久一些，扛不住了再交给你。机甲终于完成了，第一次连接精神网，第一次启动机甲，就像不久前才发生。成功了，那时 背着老陆离开凯莱星，只是想怀揣一点私人的梦想，去遨游星际，游历八大星系，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，过上理想的生活。全力加速，升空。如果运气足够好，四十岁前我会实现自己的愿望。这就是太空吗？在贫瘠的第八星系撑起一张穹顶。宇宙，你好。在那些和我一样渴望又躁动的年轻人心里撒一些种子。太空，我来了。 嗯，我跟你讲，下陆必行。今年其实我啊是个科擅长机甲的设计，最大的心愿是办一所学校。那会是多好的一生！我建了好多学校，可他们都不肯让我当校长。我有能力开着机甲到处转，可是总共没离开过第八星系几次。每一次出来，不是遭遇人质绑架事件。 就是要打仗。总长，啊，嗯，总长，倒计时开始，机甲运热，能源系统加满，启动坐标，所有人员就位，准备紧急跃迁。这总长让我当的，不怎么成功啊。一，我方已将通讯网络切断。 红军们跟过来了，打开防护罩，小心近身网攻击。我有护卫舰更换驾驶员，导弹发射。大量人工智能机甲从各跃迁点出来了。副总，对方释放了跃迁干扰。钢铁天眼组成大联控，我们已经被包围了。放心导弹！各小队注意，尽快推算锁定主机所在军区，注意通讯加密。一旦主机发现我们，他会跃迁转移。在他逃跑之前。 距离最近的队伍第一时间清理该军区的外围跃迁点，困住他。是上飞粒子炮，我们的保护罩撑不了多久了。发通讯请求，既然打不过也跑不了，就拖延时间，尽快锁定主机所在区域。是，我要和休伯特·伍尔夫元帅说话。放弃装甲，所有人转移到中小型地甲车。是。伍尔夫，我以为你的存在是为了防备自由军团，保卫世界和平。你不是说去休眠吗？那现在这是在干嘛？梦游撒一症。 消灭芯片人是我的天职。谁他妈是芯片人？你既然知道女娲计划，难道看不出来我身上的芯片和自由军团的不一样吗？我知道，你身上的芯片经过改造，是个进化促进器。根据劳拉·格登博士的研究资料，用彩虹病毒改造过的成功体具备进化条件，植入芯片后能促进生物体自主进化。关键技术在女娲计划的人体改造。 不再生物芯片，而林静书把芯片做了有害的改造，利用它制造幻觉，在普通民众中传播，并研究出了森严的等级制度。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？但你们仍然都是芯片人，都要被销毁。你你是不是中病毒了，老元帅？你们的性质是一样的。 自由军团的芯片帝国是要消灭全人类，从根本上改造人类社会。你的进化路线则是让一部分人变成超人，但超人类的诞生会产生新的阶级和摩擦，最终走向分裂和战争。两种芯片最后会导致一样的后果，没有任何区别，都需要被销毁。哼， <laughs> 没想到您思虑的还挺深远。 这个问题我在几年前就考虑过，我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销毁了，不然第八星系现在早就有超人军团了，对不对？芯片可以随意复制，但是彩虹计划才是关键。人体改造九死一生，运气占了很大比重。反污会数次启动彩虹计划都不是很顺利，成功者寥寥无几。我十五岁以前几乎都没有自理能力。 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。这种高危险性、大规模的人体实验，在哪个星系能合法通过？根本不具备推广的可行性。当年盘踞在第八星系、如日中天的凯莱亲王是怎么死的？我怎么敢重蹈覆辙？说到底，我也就只有自己这一个实验品。是的。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？和人工智能尬聊是很难的。各位抓紧啊！ 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，就算曾经鬼迷心窍非法挪用过彩虹病毒株，也已经销毁干净。倒是你，沃尔夫元帅，第一星系外面那么多肆虐的芯片人，你不管，偏偏大动干戈袭击玫瑰之心的联军，还妄图染指好不容易太平的第八星系。我们俩到底谁在搞破坏？如果你想要彻底杜绝生物芯片，那么好。 我现在找个生态舱一躺，从机甲里出去，要抓要杀随便你，只要你承诺收回所有武装，立刻休眠。组长，你，就算你的这些机甲里没有驾驶员，那也都是真金白银造出来的，炸一架少一架。第一星系外还到处都是危机，你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浪费在我身上？我身边就只有这么几个卫兵，只身来到第一星系。 不是来找你麻烦，我愿意为了来之不易的和平牺牲。沃尔夫元帅，既然我们双方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，就停止内耗，好不好？你说的有道理。去给我准备生态舱。可是总长，我坐生态舱漂流到太空，再被他们捕捞，怎么着能耗过这十几分钟了？ 只要主机一炸，周围这些机甲就都是摆设了。可是我无法判定你是否真的销毁了女娲计划的全部资料。在完全占领第八星系之前，我也无法判断你是否还有秘密实验基地。天然虫洞不够稳定，我很难再有进入第八星系的机会。你，什么意思啊？进入虫洞区之前。 我已经通知龙渊等超级重甲，不拿下第八星系不用回来。至于你，我宁可错杀，不能放过。快点动手，全部废掉！注第八星系宿卫军，注意火力！各位指挥我们撑不住了！总部在撤了，马上就到。 整个第八星系的反导系统正在紧急架设，还需要多久？十二个小时。各大主要行星都已经安装完毕，目前星系内各大航道都已经戒严，航道上的设备正在进行最后调试，只要十二个小时。十二小时内，所有人不许再退后一步，死也给我死成路障！是！冲啊！到底还有多久？再找不到主机，第八星系就危险了。总长。 第八星系有林帅坐镇，就算十大名剑齐聚了，又能怎么样？我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很想假装相信他，然后给这位白银侍卫的士兵一个鼓励的微笑，告诉他，他的统帅是战无不胜的。可我笑不出来，说不出口。 什么位置？距离我们最近的第九军区导弹锁定了，释放干扰弹，闪避！我马上金龙定的那对戒指，他拿到了吗？总长，发现一个星际坐标，是跃迁点坐标，所有人，紧急跃迁！ 紧急跃迁，紧急跃迁，急跃迁，炸毁跃迁点。人工智能军团被甩掉了。总长，收到通讯请求。进。霍普兄吧，来得及时。又见面了。谢了。 贵方的跃迁干扰技术还是那么强大，陆老师，说实话，我还真不想这么快见到你。总长，有收到多个通讯请求，搭一个临时通讯频道，都接进来。总长，武松、托马斯，太好了，你们都还怎么就你们几个人了？稍后跟您解释吧。车周围还有其他跃迁点。 星际航道图上面都有显示，炸了这个，他们很快会通过其他跃迁点追上来。快，先离开。好，所有人前往第九军区。如果刚才死在炮口下，他会在第八星系一直等我吗？如果他等不到我，会不会以为又遇到了小概率事件，连对戒都有一个失去了主人？ 如果白银十卫和自卫军挡不住人工智能军团，我能不能活下来？能不能回得去？还有意义吗？当年在七八星系交界，机甲炸毁的濒死之际，他心里也是这样的感受吗？给我一针舒缓剂。 要六号，怎么，陆老师，您受伤了？吓的， <laughs> 我怕死啊。 那时与林重逢在玫瑰之心，魂飞魄散，靠一针舒缓剂六号才撑起了行尸走肉般的躯体，有惊无险地把他带回家。现在肝胆俱裂，我仍要靠一针舒缓剂六号把他们粘在一起，去搜寻最后一线希望。